课文三，在小刚家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？当然是春天，天气不那么冷了，草和树都绿了，花儿也开了。我最喜欢夏天，因为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。那我也喜欢夏天了。怎么，你也有漂亮的裙子？不，我喜欢看你穿漂亮的裙子。 生词。季节。当然。春天。草。夏天。裙子。